上一讲咱们说过啊，在茫茫乌克兰大平原上，德国南方集团军群碾压着苏联的西南方面军急速前进。一九四一年的七月十号，南方集团军群一路挺进到了第聂伯河畔的古老名城基辅城下。前面咱讲过，乌克兰这地儿啊，等于是这个因为基辅罗斯啊而孕育了俄罗斯的文明。这里多说一句啊。 俄罗斯这个词儿，俄语呢是罗斯啊，就是有你看咱们那个过去这个书上啊，就翻译成“露西亚”，那这是日本人翻译的。日俄战争，日本人就写“日露战争”，是吧？翻译成这个“露西亚”。和汉语其实直接音译呢，应该是这个“罗斯”啊，因为这个汉语没有这个颤音儿没有这个音儿，所以前面呢加了个“俄”。因此，这个基辅呢，理所当然被称为“重城之母”。 啊，尤其是这个跟俄罗斯民族三大历史古都对比啊，俄罗斯人至今还有尊敬圣彼得堡、畏惧莫斯科、热爱基辅的说法。那基辅是。 相当于西安啊，故都是吧？这个这个莫斯科就是比较恐惧了，是吧？这个沙皇伊凡雷帝啊，是吧？后来的这个苏联都比较恐惧啊。圣彼得堡是通往西方的窗口啊，所以是俄罗斯文明开化的象征，是吧？因此基辅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所以说，你这个你想一想，斯大林在上位之前被列宁批评为大俄罗斯主义啊，这个来自异族的黑毛。 要想在这个巨型国家发号施令啊，必然得自诩俄罗斯民族利益的代言人。他怎么能容忍基辅这个民族摇篮被日耳曼蛮族夺去？其实，在欧洲民族的鄙视链里呢，斯拉夫人还不如日耳曼人。作为这个基辅防御的总负责人啊，我们敬爱的赫鲁晓夫同志啊，肯定是最为殚精竭虑。 虽说之前他揣着侥幸心理给莫斯科提及了下撤退命令的想法，但是呢，被无情残酷的呵斥一顿之后，啊，贺书记第二天就抱着跟基辅共存亡的精神向党中央斯大林同志表决心啊。所以啥叫政治家啊？这就是政治家，特别会揣测上意，灵活变通，是吧？所以说，当时老贺的同僚都特别瞧不起他。 是吧？认为他就会溜须拍马，那加上这个这个老贺形象也差点啊，身材矮胖啊，跟一个沃特加酒瓶似的，是吧？又秃顶，达到不朽级了，是吧？说话一股子浓厚的乡土气息，尤其是苏共的那几个常委，像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每次开会，老贺跟他们打招呼，连理都不理，哪来这么一看大门来，是吧？ 贝利亚更绝，直接给这个老贺起了个外号叫“土豆政客”啊！这贝利亚也是死催的，啊，也不看看他自己这形象，是吧？还好意思笑话别人？这老几位哪能想到，人家能屈能伸的老贺日后是异军突起啊！啊，坐上个头把交椅。倒霉蛋贝利亚第一时间被干掉了啊！让你丫给我起外号。马林科夫呢，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一个小发电站当站长啊！所以啊，这个。 风物长宜放眼量啊！小时候胖不是真的胖，这是命。呃，话扯远了啊。对于基辅的得失，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严重关切啊，恨不得亲自来督战，是吧？光有你赫鲁晓夫表决心那不够啊！耍嘴的人老子见多了，巴布洛夫、铁木辛哥都是一等一的高手，是吧？一次次欺骗我的感情，是吧？你看这个。 白俄罗斯战场几十万苏军已经被包饺子了啊！这在但是呢，这在最高统帅眼里根本不当回事是吧？毕竟一国之君身系家国命运，主帅不宜亲出，是吧？那只能派个替身派谁呢？啊，级别或者信任程度就不用说了。既然是替身找个跟我长得像的最好不过了。所以呢，斯大林的眼光。 就落在了自己的铁杆酒友布琼尼元帅身上啊！布琼尼看照片还真有几分神似啊，胡子差不多啊，发型呢也差不多，脑子呢也差不多啊。这个布琼尼的副官评价布琼尼元帅：胡子很大，脑子很小啊，基本上看不懂这个作战地图啊。 当年这个布琼尼是是被这个托洛斯基招安的啊，托洛斯基他不是土匪吗布琼尼是土匪是吧？托洛斯基招安他的时候，给了他一张党证和一辆装甲汽车是吧？他手下这帮好汉们建议留下装甲汽车，烧了党证是吧？布琼尼说：“嗨，留着这张党证吧，反正党证也不吃粮食。”哎，结果成了苏联的开国元勋了，是吧？苏反的时候呢？ 斯大林干掉了三个能征善战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叶格罗夫、布柳赫尔啊，留下了两个亲密的小伙伴啊，布琼尼和弗罗西洛夫。前面介绍铁木辛哥的时候，咱讲过啊，斯大林在龙兴之地查理金地区工作的时候，基本上这些老铁呀，都是那时候教的，是吧？当时布琼尼是苏俄第一骑兵军军长，政委是弗罗西洛夫，师长呢有铁木辛哥啊，罗克索夫斯基。 甚至当时的朱可夫，也就是下边的骑兵团长，那这基本上呢，就是斯大林以后在军队中的领导班子。布琼尼跟弗罗西洛夫啊，因为身居高位，自然呢，呃，跟这个斯大林更加亲近啊，从龙之臣嘛。但是虽说都是酒友，布琼尼跟弗罗西洛夫待遇还不一样，为啥呢？弗罗西洛夫政委出身嘛，你想想人家这个政治觉悟啊，后来也很称职了。 当了斯大林在大肃反时期的爪牙啊，据说直接过他手被处决的这个高级军官就有五千多人，是吧？最绝的是呢，为了表忠心，他把自己的犹太裔老婆啊都送监狱啊。二战结束之后，两口子才见面，是吧？因此他官居国防人民委员。相比之下，布琼尼其实就没那么受重用了啊。由衷的讲呢，这个布帅本人就是一个纯纯的军人。 或者叫蠢蠢的军人啊，没啥政治头脑，或者呢把政治去掉也行啊，就是没头脑是吧？大肃反的时候，有个老部下问他，哎，说老领导啊，你看这么多高级将领，这个这个都被干掉了，啥时候轮到我们啊，不穷尼很淡然的回答，哎，不会的，上面杀的都是聪明人，是吧？所以从这一点呢看出来，那你说他是装逼也罢，是吧还是真傻也罢，至少他不会让统治者感到威胁。 啊，但是也不会用你，是吧？你你不愿意替我干坏事，用你干啥？啊，另外呢，就是说，布帅在军中长期积累的威望非常高啊，被称为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著名的骑兵统帅啊。所以斯大林呢，也不得不防，甚至呢有些忌惮啊。所以长时间里啊，布琼尼没有担任过什么要职啊，甚至战后呢，让他担任农业部副部长。 专职养马啊，这个人倒是这个呃人尽其才了啊。但是反过来讲呢，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他经历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直到勃列日涅夫啊四朝元老都没遇到什么风浪。别管老家伙能力咋样，人品没得说啊，至少是没啥仇家。因此呢，老元帅也得享高寿。一九七三年呢，活到了九十岁才挂啊，苏联人。 天天就那帮酒腻子是吧？这要能活到九十，差不多相当于中国人活一百四了。那所以这个话说回来啊，刚才又说说远了啊。这时候啊，斯大林也是无人可用，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乌克兰这烂摊子得有人盯啊啊！得老布，你上吧，是吧？七月十一号啊，布琼尼被苏联最高统帅部任命为西南方向总司令。 你听清了啊？是西南方向，不是西南方面军。虽然名字差不多，但意思不一样，要高一个级别。前面咱们讲过，由于乌克兰地区重中之重的地位，苏联呢在这儿部署了两个方面军，一个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基尔波洛斯上将指挥的西南方面军，还有一个是南方方面军。 所以这次把布琼尼派来，一是稳定这里的军心民心，监督指导一下赫鲁晓夫的工作；再有呢，就是协调两个方面军的统一指挥。临行之前，斯大林又一次温情脉脉的握着老战友的手。上一次是铁木辛哥啊，千叮咛万嘱咐。谢苗啊，他跟铁木辛哥一个名，别的话我不多说了。平时的废话呢，酒桌上咱说的也够不够的了。现在基辅的命运。 乌克兰的命运，苏联的命运就都看你了，老弟，是吧？布琼尼应心想啊，你扯这犊子干嘛？虚头巴脑的，还不如给我派俩集团军实惠。于是就问斯大林，说我这次能带多少增援部队去？斯大林很为难，说这个预备队呀，还在组建，这得需要时间啊。在此之前呢，只能靠你的聪明才智跟勇敢无畏的精神了。你想想内战的时候，无论多困难。 只要你老布带着咱苏维埃骑兵出现，不都过去了吗？啊，当时敌人看到咱们是吧，骑着战马，挥着马刀，戴着布琼尼帽啊，虽然这德行样丑点吧，但是都吓得尿裤子。所以，如果你这次打的实在没辙了，实在需要增援了，你也别来找我要，啊传出去啊，对你名声不好。加油干，我相信你啊，布琼尼心里一万只操你马这个奔腾啊，是吧？啥意思啊？这不就是让我死啊？是吧？还是不想让我死啊？ 是吧？你老给我描绘未来的伟大蓝图，我什么时候等到伟大复兴那一天？是吧？整点实惠的，那那未来的事儿，未来再说。但是没辙，是吧？没辙，是吧？只能无奈的敬了个礼，骂骂着娘走了。啊，据这个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说呀，他在惊讶中迎接了这位开国元勋啊，从龙之臣、钦差大臣。为啥惊讶呢？啊？ 因为这个布琼尼是搭乘了一辆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的专车来的，一辆特三四坦克啊。至于说为什么，说据布琼尼讲呢，是为了避免德军空袭啊。以前骑马啊，现在骑坦克也算顺应时代潮流。看来老元帅真是宝刀未老，这一路几百公里，居然没给颠到散架了啊。 到了基辅之后，布琼尼片刻没有休息，下车伊始就召集相关人员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并且呢在会上传达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一步不准后退，坚决守卫，伺机反击。但是德军没有给布琼尼和赫鲁晓夫留出哪怕是喘息的时间。七月十一号午后时分，克莱斯特先头部队出现在了基辅前沿观察哨的视线里。 这里离基辅市区仅有短短的二十公里。目前在基辅西面能跟德军不敢说抵挡，就能周旋的也只有苏军的一个坦克团，并且此时的基辅城防工事没有形成体系。基辅市内的部队除了屈指可数的一些警备团，就是民兵团、宪大队、区小队。面对这种情况，克莱斯特真是太幸福了。 偌大一个基辅城，光屁溜站在他面前是吧？几乎可以说直接往前光踩油门就能平趟下来。如此一来，基辅岂不是危在旦夕呀？还真没有。克莱斯特大将望而却步了。为啥呢？这么好的机会是吧？这都不是送到嘴边的肉啊，这是塞到嘴里的肉是吧？这是一步到位的肉。 是吧？人家一勺冰淇淋戳起来，直接捅你牙里，是吧？搁你喉咙里，你呸，给吐出来，你嚼嚼咽就行，你不嚼都拿咽，为啥浪费了呢？后院起火了啊！根据这个布琼尼的命令，在普里皮亚季沼沼泽地区盘踞的苏联第五集团军果断出击，联合之前反击失败的几个苏联机械化军，切断了德军后方的基辅公路，这。 对于冲锋在前、强烈依赖后勤的德军装甲集群来讲，打击是致命的啊！这里有必要说一下苏联第五集团军啊，部队的指挥官呢是波塔波夫少将。这老哥跟他的同事卢金特别像，坚韧不拔，诡计多端，是德军的眼中钉、肉中刺，是吧？让德国人呐恨的是不行不行的。在这个开战初期，他的部队呢没有跟德军正面死磕。 而是退入了一望无际的普里皮亚季沼泽，经常袭击一下德军的交通线啊，或者配合反击部队突击一下德军侧翼啊啊！有这么一支敌军，总在侧后方跟条蛇一样盘着，啥时候出来咬一口你都不知道。因此，隆德施泰特元帅甚至最高统帅部都十分忌惮。 命令德国第六集团军司令冯赖歇瑙元帅务必尽快铲除这一侧翼威胁。但是你想啊，这可是世界上面积数得上的大沼泽呀！你德军使用机械化部队这事儿就别想啊，坦克开进去冒着炮往下沉，是吧？而且你也开不动，咋整呢？腿着去呗，啊，靠十一路进去。这对于苏军来讲太爽了，简直是。 是吧？不用干别的，给狙击手练枪法就好。经常是这个德军士兵先被打残几个，然后苏军专门狙杀那些去救援的德军士兵。虽然有点缺德吧，但是对付这个侵略者也无可厚非啊。德军看来，你们这帮家伙简直太流氓了，是爷们儿敞开了干啊！你这算什么本事啊？是吧？因此，这个赖歇脑给部队下发的指令当中啊，就说。 凡是逮到苏军第五集团军还活着的啊，把这帮孙子都给我按照游击队或者间谍处理，不享受战俘待遇啊！因此，现在看来德军是叛天叛地，总算等到这帮在沼泽地的野蛮人主动出击了，而且你还敢拦腰斩断我的生存补给线啊！赖歇脑的第六集团军全力前去围剿，而且呢，还找克莱斯特帮忙，不是说这个。 克莱斯特已经到基辅城下了吗？啊，这个克莱斯特大将啊，这个人咱们前面说过是吧？四个集团四个装甲集群司令当中，唯一一个带冯的啊，而且是名门望族、勤俭之家，所以这样的贵族绅士军官啊，跟古德里安这样浑身匪气的人相比，到底呢缺少了一些向前突进的霸气，但是呢多了一份稳健啊。 自然呢，也就这个呃顾虑多一些啊，后方不稳肯定是不踏实，所以呢就下令部队折回，帮助赖歇瑙呢回去打扫后院。因此，基辅赢得了极其宝贵的喘息时间。真是亏的这个第五集团军能征善战，愣是跟两支最精锐的德军部队缠斗了好几天，直到七月十五号才被迫撤回沼泽地区。 对于德军来讲，等到这个时候再把目光扭回到基辅，坏菜喽！仅仅四五天的时间，在英明的赫鲁晓夫同志的带领下，三十五万基辅市民同仇敌忾，不分早晚，日夜赶工啊！其中不乏这个妇女儿童，因为你这个不不赶工的话，你就西伯利亚了。这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修筑了纵深三十多公里的防御工事。 而且呢，不只是挖战壕啊，因为这毕竟不是打一战啊，还得有反坦克壕沟、反坦克锥的铁丝电网、机枪掩体，还埋设了十万颗反坦克地雷，是吧？看来赫鲁晓夫同志组织能力还可以啊，不光会练嘴巴，是吧？不光 i BM，是吧？几天前唾手可得的基辅城，现在已经是重甲护身，那只能望城兴叹了。啊不得不说呀，这是汉斯们的命运，也是毛熊们。 创造的奇迹。